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九月流火，第二百八十八集。门口积了一大滩水，还有一款女子的斗篷堆在地上。邹继白看了一会儿，悄悄挥手，示意属下们退后，到外面等。 果然，很快雨就停了，风吹散城市上空的阴云，露出满天繁星，明净如洗。邹继白知道，陛下最严重的一次心魔暴动已经度过了。很快就到了风雨家和叶子楠婚礼的日子，大婚当日，宾客云集，尤其是有小道消息传言，天帝陛下也来了。 能让天帝变装参加婚礼，可见叶子楠和风雨家简在地心。云州王对此既得意又惶恐，得意是因为自家儿子受天帝关注，惶恐是因为天帝陛下真的太可怕了。前几日的心魔风波悄无声息地翻过去，除了云州下了一场大雨，再没有其他影响。反而是林清霄一改之前冷淡的态度。 对这场婚礼极其上心。婚礼上，云州君王战战兢兢的请林青霄做主位，林青霄不肯，说：“本尊微服私巡，不与铺张，你们只当本尊不在场就好。”朱雀王身为国君，云州王是世子生父，你们两位才该做主位。吉时快到了，两位去主持婚礼即可，不必在意本尊。云州国君陪笑。 他们怎么可能不在意呀？然而陛下这样说，他们不敢强出头惹陛下不快，只能按林青霄的话去操持婚礼。云州国君人不在跟前，可是视线一刻没有离开过林青霄。他发现天帝陛下今日格外专注，挨个打量婚礼场中的器皿。云州国君心惊胆战呢，这些东西怎么了？难道天帝陛下觉得太铺张浪费了吗？ 耳边礼乐热闹非凡，宾客个个喜气洋洋，可是云州国君的心情却非常跌宕起伏。他发现林青霄看完了场中器具，又抬头看上方，云州国君也跟着抬头，使劲盯着上面。云州国君盯了很久，发现除了房梁，好像没什么特别之处。云州国君更忐忑了，莫非？ 房梁用了什么超规制的东西？云州国君抬头盯房梁，周围的侍者也纷纷抬头，到最后连路过的客人见了也忍不住抬头朝上望一眼。云州国君看到自己脖子酸，也没有想明白为什么，他纳闷地收回眼，身后的侍者们终于敢低下发酸的脖梗，暗暗活动脖子。 逝者和云州国君同时冒过一个想法，上心难测呀。李月笙忽然大胜众人精神一振，知道凤凰族的队伍来了。林清霄正在观察宋家队伍的排位，忽然感到身后有人靠近，他都没有回头，准确接住对方。洛寒靠到林清霄身边，问：“你看什么呢？这么认真？” 洛寒今日一直在行宫陪风雨家说话，等迎亲队伍来后，他随着女方队伍一起来到大婚现场。洛寒很快就在人群中找到了林清霄。不过林清霄似乎在看什么，表情非常专注。观察实力。林清霄握住洛寒的手，另一只手拿出玉简，飞快在上面记笔记。书中的例子毕竟不如现场。鸟族别的一般。 礼仪倒是不错。洛寒默默拿胳膊肘撞林青霄，他们现在还在人家的婚礼上，就大咧咧的说鸟族的坏话。林青霄身边自然有静音禁止。他身为天帝，不想让人注意到自己，听到自己的话简直轻而易举。但是林青霄没有替自己辩驳，安安分分受了洛寒的管教。此刻婚礼已经进入最重要的部分。 凤凰族的仪仗队从红毯上走来，年轻美丽的凤凰族少女在红毯上撒百色叶，这些叶子共从一百种树上摘下，每种颜色都不同，代表着森林对于新人的祝福。仪仗队后，风雨家带着盛大的金色发冠，身穿华丽嫁衣，身后披着长长的披帛，步步朝礼台走去。礼台上。 叶子楠也是一身盛装站在其上，他唇角含笑，专注地看着风雨佳，仿佛世间只剩他一人。风雨佳登上礼台，按照鸟族的礼节拜天地、拜父母、拜森林，最后交换雨林意味着此生不离不弃、不怨不悔。若一方死亡，另一方终身不嫁不娶，直至两人在黄泉路上相遇。 云州和吴州联姻，前来观礼的宾客大多是鸟族。两人交换羽翎后，场中掌声雷动，不少人勾起回忆，低头擦眼角的泪。洛寒也被这种气氛感染。仙界尔虞我诈，利益至上，可鸟族却还恪守一夫一妻，用尽毕生爱臣和忠诚寻找伴侣，一旦找到，终身不离。 甚至伴侣死了都不再独活。在这场婚礼上，所有参宴宾客，无论善良还是恶劣，无论高贵还是平凡，在感情上都是忠贞不二之人。这才是代表着对新人美好祝愿的婚礼呀！洛寒忽有所感，抬头看向林清霄发现林清霄正低头看他，眼神极为专注。四周都是掌声和祝福声。 他们两人对视，背景仿佛突然模糊成晃动的虚影。林青霄低头，在洛寒额头上轻轻一吻。他的妻子，他的挚爱，他愿意用尽一生对他忠诚。婚礼一直持续到晚上，宴席大摆三日，流水不绝。风雨家换了身衣服出来和众位宾客交谈。他成婚后就可以举办登基典礼。 如今众人已经把她当凤凰女王看，今日大婚，前来向她道贺的人络绎不绝。凤凰族女王承担着培养王嗣的重任，而鸟族又是忠贞的性子，如果未婚公主登基，极有可能遇到一辈子都找不到心仪之人的情况，那凤凰王室的下一代就断绝了。为了避免王嗣断代，所以凤凰族规定。 无论男女，必须成婚后才能封王。风雨家成婚，对方还是同样古老的鸟族朱雀，不会发生鸟族爱上外族、外族却三心二意的惨剧。无论云州还是吴州，都大松了口气。这次婚礼极尽热闹，宾主尽欢。洛寒、林清宵、邹继白这几个故友也去向新婚夫妇道贺。 风雨家换了红色衣服，虽然没有嫁衣华丽，但是同样端庄盛大。洛寒端着酒向两位好友示意，笑道：“新婚大喜，祝你们白头偕老，美满和岁。”叶子楠和风雨家并不知道洛寒说出来的祝福是真的有祝福功效，他们两人笑着举杯说：“多谢。”邹继白最近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极为多愁善感。 他看着好兄弟成婚，陛下也找到了洛寒，眼睛又不出息的湿了。别的话我也不会说，那就祝你们早生贵子。如果是男孩，我就教他邹鱼族祖传拳法；如果是女孩，那我就认她为义女，一辈子护着她。这个祝福虽然世俗，但却很实在。全仙界的出生率都不高，鸟族更是低到发指。 凤凰族和朱雀族继承王位不拘男女，如果能早日生出孩子，恐怕吴州和云州能高兴到发疯。叶子南有种感谢，借你吉言，等孩子出生那天，我们一定请你来当义父，你想推辞都不行。众人都笑，林青霄对着叶子南和风雨家轻轻举杯说：“祝贺你们。”林青霄冷淡，他能说到这个程度。 叶子楠和风雨佳都受宠若惊。叶子楠和风雨佳道谢后，仰头饮尽杯中酒。令人惊讶的是，林青霄竟然也喝了。洛涵知道今天风雨佳和叶子楠都会很忙，他祝福送到，就不在这里耽误好友时间了。可是林青霄身份不同，他即便一路上极尽低调，可是，一露面还是被不少人认出来。前来搭话的人前仆后继。 就连邹继白也被不少人围着。洛寒不喜欢人多的地方，他悄悄退到外边，站在清静之处等林清霄脱身。各位小耳朵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动动手指，点点订阅和分享，下集更精彩。